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六十六集。古行星君笑而不语，他转动浮光镜，继续查看训练室中的情况。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指着一个人说。 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一代的年轻人好苗子不少。你看这个小姑娘，看起来不显山不漏水，可是她每一次出手从来没有失误过。无论是密林、水域、沙海还是冰川，她好像天生就知道环境要怎么变换，每一次判断从不失手。天宇星君跟着看了一会儿，竟然有点羡慕。 背后有这样一个队友，该是何等的幸运！行军之人生死由天，战场上随时会有意外发生，不必担忧后背，简直是最奢侈的愿望。都是天才啊！天宇星君有种感慨。周继白放这两人身边不明显，可是单拎出来，他的单人能力也很强，爆发力、耐力都极好，不愧是邹鱼族新一辈的第一。对。 尤其难得的是，他们才一千岁。天宇星君惊讶了，才一千，林清霄也是，没错。古行星君点头。林清宵一千刚出头，邹继白九百八十多岁，即将满一千生辰。倒是另外一个姑娘，身份令牌上没有写年龄，可是看她骨龄。 非常年轻，天宇这次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了。一千岁，在仙界不过是起步的年纪，他们就已经有如此实力，当真是后生可畏，未来可期呀！如此年轻，又如此有天分，他们在族中必然都是倾族之力培养的接班人吧？古行星君却挑了挑眉，露出别有意味的神色。他是文职。 知道的零碎信息要多一些，比如他就知道林清霄并不是。天宇星君注意到古行星君的神色，有话就说，这里只有我们两人，你不必遮遮掩掩。你刚才那句话，只说中了邹继白一人，那个小姑娘信息太少，我一无所知。至于你最看好的林清霄 则恰恰相反，什么？天宇星君十分意外，怎么可能？龙族太古老了，利益纠缠非常复杂。林青霄生父是中山之主，生母是林山家主之妹，可是林青霄的身份却被顶替了，他是按照庶子的待遇长大的。 要不是前段时间的天雷，恐怕这个秘密还会被林家家主瞒很久。天宇星君光听着就觉得没法理解，为何？他天赋出众，修炼刻苦，品行不错，长得也挺好看，为什么他的父亲要替换他的身份？古行星君无奈地摊了摊手，我也不知道啊，这得问林家家主。 既然话说到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顶替他身份的人也在非洲上。天宇星君明白了，是那天林家家主专门介绍给我们的那一个。对，就是他。古行星君说着，调出林崇玉的考核表现。天宇星君怀着解惑的目的看了一会儿，结果看完更疑惑了。倒也不是说林崇玉不好。 可是和林青霄比起来，真的只能评价一般。天宇星君非常费解，不是说龙族最看重利益吗？很明显，培养林青霄的回报要大很多。中山到底为什么？古行星君笑而不语，心里暗暗接了一句：“ <laughs> 废必。天宇星君习惯了直来直去，可能没法理解官场上的圈圈绕绕。 人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林青霄确实比林崇玉优秀，但是也同样更难掌控。抛去两人的性格不提，林青霄背后毕竟还有林山素家，林崇玉只能依靠林显红，林青霄却有很多选择，选择的余地大了，自然就没那么好操纵了。对于权力欲旺盛的龙族来说， 一个听话的继承人，可比一个优秀的继承人重要多了。天宇星君得知了一个让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龙族秘辛之后，越看林崇玉越不对劲儿。他怕冤枉林崇玉，特意看了好几场林崇玉的练习，随后摇着头叹气：“功利心太强，宁愿做逃兵，都不肯承认自己不如别人，对自己不坦诚。” 还暗暗抹黑兄弟，此人不堪大用。古行星君没有做评价，但是内心是赞同的。好胜是人之常情，自私也是。古行星君认为有心机不是坏事，但是耍心机却被人当场看出来，那就太不上台面了。林崇玉的那些算计，在古行星君眼里宛如透明。说实在的，很蠢。 古行星君在心里给林宠玉打了标签这个人就在古行星君眼里彻底消失了。纯且弱的人，没有关注的必要。至于天宇星君，一个从军之人，怎么可能对逃兵生出好感呢？此刻的林宠玉并不知道，他在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心里的评价跌到了谷底。 他还在积极结交人脉，努力展现自己呢。如果能引起两位星君的注意，从而打开天宫的门路，那就更好了。他又这样忙碌了好几天，突然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他想要结交的那些人一个接一个被挑走，和其他人组成新的队伍去进行更高难度的阵法训练。林崇玉猛地意识到，那他呢？ 他以中山第二的成绩进来，为何好几天过去了，都没有人挑他离开呢？林崇玉骤然生出慌乱，他忍不住反省自己这段时间的做法，他是不是本末倒置了？林崇玉、素隐月和几个少爷从训练室中出来，此刻已经到了饭点他们约好了一起去用午膳。除了他们，其他训练室也陆陆续续有人出来。 走廊上人来人往，正是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们正在说话，忽然见另一边传来动静几个人穿着弟子服从楼上下来，和茶厅要了提神的冰饮。饭厅此刻坐着不少人，看到他们下来，半个饭厅都静了静。天宫多年被龙族掌管，许多规矩也和龙族一脉相承。 天宫毫不掩饰优胜劣汰，胜者为王。才几天的功夫，资源倾斜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些被提拔到楼上的弟子，无疑各方面都是赢家。普通弟子和他们的鸿沟也越来越明显。这些提前分队的弟子，确实也和普通弟子没什么共同话题了。他们每天连训练都做不完，哪有心思搞外交联络感情啊？何况…… 物以类聚总是有道理的，想要打入精英圈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成精英。楼上的弟子其实也更倾向于和实力相仿的同级做朋友。这几个人站在路边，一边喝冰饮，一边说话。你们队训练的怎么样了？沙海能过吗？哎，还差点。另一个人说：“沙虫太难打了。” 我们六个人围攻，好不容易把他打成半残，谁知道一个不注意，他就钻入沙子逃跑了。 <sighs> 半个时辰的苦磨啊，全白费了。其他几个人听到，露出深有同感的表情。他们继续问：“今夜你们打算练到什么时候？还回去吗？”“哦，不回了。”林青霄他们昨夜练到丑时，今天卯时又准时开始了。我昨天过去看，他们已经把所有地图都练完了。 听说再过两天就要开始模拟吞元兽了， <laughs> 他们都这样，我们还睡什么睡啊？其他人听到一起露出头疼之色，他们集体按了按眉心，有人忍不住感慨：“啊，他们才三个人就这么能打，我们八个人打不过他们三个人的攻击量。他们组有怪物，林清霄一个人就能单独拉妖兽，再加上他们的控场。” 有他控制啊，妖兽跑都跑不动，这可不是快吗？几人仅是说着就感到紧张了。其中一人把冰饮一饮而尽，这就要回去练习了。不行，我得回去了。剩下几人纷纷响应，我们也走。这几人走后，饭厅里才陆陆续续传来说话的声音。刚才环境安静，听到那几个人的对话并不难。 素隐月看着面前精致的武扇失去了兴致。毕竟能被选拔到非洲上，每个人都不差，或家世，或实力，至少有一项是压倒性的。素隐月一直以自己是林山大小姐而自傲，可是现在，她竟然成了被舍弃的垫底。素隐月心高气傲，如何能接受这种落差呀？ 这几日，林清霄和洛寒已经不在大训练室里出现，可是非洲上处处都有他们的阴影。至今，林清霄的成绩都是六个训练室里可望不可及的噩梦。明明素隐月也是天之娇女，可是刚才那些人的对话，他根本听都听不懂，什么沙海，什么沙虫，他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而林清霄和洛寒却频频出现在这些人的话语里，还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和林崇玉、素隐月一起用饭的是其他家族的小少爷，这些人同样不学无术，修为全靠灵药堆。他们听到方才的声音，带着些感慨，对林崇玉、素隐月说道：“中山真是卧虎藏龙，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林清霄的名字。” 没想到却如此厉害。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期更精彩。